奉耶稣的名，阿门。虽然如此，我们今天晚上的经文，我们的就业圣会日的就业经文约尔书第二章十二节到十九节就是这样开始的。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要你们当进食哭泣啊。” 悲哀一心归向我。为什么耶和华在这里说“虽然如此”呢？这“如此”是指什么呢？就是耶和华透过先知约尔在第一还有第二章前面的预言说，他要完整的毁灭犹大，包括耶路撒冷。 他们已经彻底的离开了耶和华，因此耶和华要大大的惩罚他们。第二章一二节说：“你们要在西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 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光铺满山岭。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然后我们经文前面的一节第十一节说。 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盛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然后接下就是我们的经文，虽然如此，也可以翻译成说，即使现在。 现在还是来得及，你们就进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耶和华。然后我们就继续我们的经文第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因为他有恩典。 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迂腐。是的，你还活着的时候，总是来得及悔改，来得及悔改归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 是的，虽然如此，虽然我们所有的罪人就是应该受上帝对我们罪的愤怒，但是我们的上帝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他是不轻易发怒的，是有丰盛慈爱的。因此，我们就悔改归向我们的上帝。 悔改就是《遇苦其主要的主题，悔改就是我们一生主要的主题。马丁路的九十五条论纲的第一条就是：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你们要悔改”的时候，就是要信徒一生或者天天悔改。 悔改就是天天主要的主题，在他小问答所提供早上的祷告里，路德叫我们祷告说：“求今天保护我不陷在罪里，不遇什么凶恶，使我一切所行所为得蒙你的喜悦。”所以，我们早上我们就是求上帝帮助我们今天不犯罪，但是。 一天结束的时候，路德叫我们祷告说：“求你赦免我今天一切的罪，就是我所行不义的事。”我们每天一定还是会犯罪，因此我们就是需要天天悔改。悔改就是看出并向上帝承认你的罪。 那么，看出并抱怨别人的罪，总是很容易的。或许你现在在心里，你就在想：“对呀，牧师某某人就是需要悔改啊！”继续讲吧。不是这样，你要悔改。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就是我们今天福音书经文后面几节，耶稣说。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或许我们也可以想，呃，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所说的：“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 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是的，我们都要悔改，因为我们太喜欢看别人的毛病、别人的问题、别人的罪，但认为。 我们自己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跟我们经文里面的以色列人一样，都应该惊艳到耶和华的日子，那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但是，虽然如此，我们现在就悔改，重新向上帝承认你的罪，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的上帝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他不轻易发怒，他有丰盛的慈爱。我们要悔改，不是因为我们的悔改会赚得了上帝的恩典，绝对不是。无论我们怎么样，上帝本来就是一位有恩典的上帝。 我们悔改，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就是迫切的需要他的恩典与怜悯，他的恩典是我们唯一的盼望。但父上帝就是非常乐意并很慷慨的恩待我们，他并没有降他所说的灾，为什么呢？ 因为在他的恩典与怜悯里，他已经把他所说的灾降在他独生爱子的身上，上帝的灾已经降下去了，你反而所得到的是那与福，因着耶稣的缘故，你的罪都蒙了赦免。几分钟后。 你们会来到前面，在你们的额头上领受尘灰。当我把这尘灰抹上去的时候，你会听到《创世纪》第三章上帝对亚当所说的话：“你本是尘土，荣耀归于尘土。”上帝是用尘土创造亚当。 但如果罪没有进入这个世界的话，亚当与他所有的后裔就不会需要归于尘土。但追罪的工价乃是死，因此我们这些罪人的身体有一天就是会归于尘土，没办法。但是我们肉体一死，我们的灵魂马上就与主同在。 死只不过是一扇门，让我们进到乐园里去了，并且呢，这要归于尘土身体的情况也只是暂时的而已。《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有个非常适合盛会日的一段经文，我就现在念第四十五到四十九节。 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就是基督，成了叫人活的灵。但那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鬼土属土。 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么样？凡属土的也就怎么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么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你这一位基督徒又是属土的，你就是人，但。 虽然如此，你同时又是属天的。自从你受洗的那一天，你就是属于基督的，你就与他联合的。基督的身体死了又埋葬了，但第三天他复活了又升天去了。你是属于他的，你是属于天的。 因此，虽然你还是要归于尘土，但是将来你那归于尘土的身体一定会复活又升天，身体灵魂永远与主同在。在今天圣会日，在整个预苦期的时间，我们真的悔改归向我们的主上帝。 但这就是因为他真的是有怜悯、有有恩典的，他的恩典与怜悯也一定会保持我们在基督里面，一直等到他带我们这些属天的人进入我们的天家。奉耶稣的名，阿门。